课文三，在车站。你妹妹怎么还没来？都八点四十了。我们再等她几分钟吧。都等她半个小时了。她来了，我听见她说话了。妹妹。